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九集。云梦涵不答话，他们两人之间陷入诡异的沉默。这边安静了，另一个方向的动静就愈发明显。 林青霄路过一个柜台时，一眼看中了一套针，他不动声色，让侍者把东西取出来。侍者看到，犹豫说： <laughs> “二公子，啊实话和您说，这套法器是练废了的，只可惜材料是上好的寒冰铁精，掌柜实在不舍得扔掉，才放在这里当处理品。小店不敢拿次品糊弄您，您不妨再看看其他。”洛寒也跟过来。 悄悄给林青霄传音：“怎么了？这套针应当是炼器时失误了，针尖收得很细，可是最后加火是出了问题，没法容纳灵气。”洛涵点头传音道：“看来玄机阁做买卖很地道，刚才侍者也说了这是次品，没有故意糊弄你。”林青霄见洛涵没有领会他的意思，只能用传音术说得更明白一点：“没有办法容纳灵气。” 从一个角度，就是使用时灵气波动很小，所以适合当暗器。洛寒一下子明白了，对呀，这套针又细又长，锋利尖锐，最难得的是使用时灵力波动小。若是偷袭时用这样的寒针悄悄接近对手，简直是防不胜防啊！洛寒这回看向林清霄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，真是静水流深呢。 真人不露相，谁能想到，反而是看起来最光风霁月的林青霄，对偷袭这样有心得呢？洛寒默默对林青霄竖起拇指，林青霄压住他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别闹。”说完后，他看向逝者，语气依然平淡从容，听不出一点端倪。我知道，刚才那件盾甲，以及这套针，一起包起来吧。 侍者见状有些过意不去，他到后面和掌柜商量了一下，一会儿后，掌柜亲自出来对林青霄说：“二公子，感谢您支持我们玄机阁的生意，小仙不敢收您次品的钱，这样吧，这套寒冰针就当赠品附送给您。”林青霄点头说道：“有楼 洛寒看看对林清霄千恩万谢、感激非常的掌柜，再看一看一脸风轻云淡的林清霄觉得古话“成不欺我，人不可貌相”啊。等掌柜拿着令牌走后，洛寒一边感慨一边凑过去问：“那剑呢？还买吗？”“不必，你先用最基础的灵剑练练手。等从米海回来之后，我来准备。”洛寒听着这话有点不对劲儿。 你还会练气？学过，但没怎么练习，不算精通。洛涵点头。林青霄说：“不算精通，那就是了如指掌。”就像他先前说自己对阵法只通皮毛，事实上，他连神域的天然阵法都能破解。学霸的谦虚，他懂。他们这里三言两语敲定了结果，甚至连下一把佩剑都有着落了。 林青霄和洛寒的声音不算大，传过来只有断断续续的气音。但是奇怪的，林崇玉和云梦寒都注意到了。林崇玉听到，轻轻嗤了一声。他虽然没说，但显然是看不上林青霄用次品将就的行径。林崇玉心里生出倨傲，当即对着云梦寒说：“你喜欢什么，尽可以提出来，不要在意价钱，无论多贵都不是问题。” 周围的人听到，都对云梦涵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云梦涵垂下眼睛，不知为何，并不觉得快乐。明明以前林崇玉送她昂贵的礼物，她是很高兴的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云梦涵始终无法投入。可能是因为他们俩太久不见，有些生疏；可能是因为云梦涵还在介意素隐月的事儿；也可能…… 是因为不远处的另一队人。林崇玉的话听起来很大方，可是林崇玉并不差钱，这几千灵石对他来说就是一天的零花钱。然而林清霄却亲自陪洛涵挑选法器，回来后还要帮他铸剑，孰轻孰重，哪个用心哪个敷衍，其实还挺明显的。洛涵和林清霄等着逝者结账。 这时候，玄机阁又进来一对客人，他们俩一边走一边谈论：“你买到拍卖会的入场令牌了吗？听说今天晚上的拍卖会有贺铃兰。”“唉，没有。”“唉。”对方也唉声叹气：“本来是可以拿到的，但是正巧碰上中山出征，那些弟子全下山来参加拍卖会，入场令牌被炒成三倍，我哪里买得起啊？” 两人一边说一边感叹修行不易，处处都离不开灵石。林崇玉听到贺灵兰的名字，吃了一惊，立刻停止了说话，转身看向说话的人：“道友，你刚才说拍卖会有贺灵兰，此话当真？”洛寒和林青霄正等着侍者送储物袋回来，此刻两人不约而同对视一眼：“贺灵兰。”客人似乎没料到会被人叫住。 有些警惕的望着林崇玉，“嗯，你想做什么？”“哦，道友勿要误会。”林崇玉随意抱拳说，“我的表妹经脉受伤，无法修炼，急需贺林兰重塑经脉。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，我必有重谢。”“不用了。”修仙之人警惕心都重，那位客人拒绝了林崇玉的谢礼，远远站着说道：“反正我也没有拍卖会令牌，告诉你也无妨。” 不瞒你说，这是我从黑市里听来的消息，是真是假我也不知。不过，碧云秘境今年现世，应当是真的吧？原来是黑市出来的，难怪。林崇玉点头，再次一抱拳：“啊，多谢。”洛寒本来心情就很一言难尽，听到碧云秘境的名字，他的心情更微妙了。碧云秘境的贺灵兰，可是碧云秘境的石柱贺灵兰。 都在我手上吗？这时侍者把打包好的储物袋和令牌送回来了。林清霄神色平静的收好东西，示意洛寒可以走了。好吧，洛寒也无意多说。两个贺凌兰的实际拥有者面不改色的往外走。他们出门时还听到男主和女主疑似在吵架。你要贺凌兰做什么？ <sighs> 你既然这样惦记他。 何必陪我出来浪费功夫？赶紧回去陪着你的表妹好了。你不要无理取闹，这是林崇玉的声音。她是我的表妹，对我而言如同亲妹妹一样。她受了伤，我岂能置之不理？受伤？好，那我不敢耽误大公子的时间，你回去照顾你的表妹吧。洛寒在心里啧了一声，迈出门槛，有玄机阁的结界挡着。 屋里的声音彻底听不到了。等走到无人之处后，洛寒悄悄拉林青霄的袖子：“你说他们说的贺林兰是真的吗？”林青霄觉得不是，但是没有取证之前，他不会轻下结论。林青霄说：“都有可能。我不知道叶子楠那边的情况，也可能是从他那边流传出来的。”好吧。 洛寒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个传讯符，利索地发了个消息出去。是与不是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中山和云州相隔遥远，传讯符要好一会儿才会回来。此刻日头已经西斜，等太阳落山后，拍卖会就开始了。中间这段时间无事可干，在洛寒的强烈要求下，林清霄陪着他去吃饭。 等消磨到天色渐暗，洛寒和林清霄起身准备动身去拍卖会。他们两人出门，慢慢往拍卖会的方向走。因为此刻所有参会人都在往一个方向汇聚。半路中，洛寒又和熟人相见了。看来林崇玉和云梦寒是真的吵架了。现在已经不见云梦寒的身影，只剩下林崇玉一个人。林崇玉脸色不太好。 看到他们，立刻大步走来。洛寒直觉来者不善，果然，林宠玉走近后，连开场话都懒得说，直接就说：“贺玲兰，我势在必得，我看中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碧云秘境我已经让了你们一次了，这是我的底线，这次绝不轻饶。你们最好不要试探我的耐心。”洛寒懵了一下，这是什么恶俗的霸道王爷台词儿啊？ 洛寒被尬得头皮发麻，他有些无语，说：“别的不提，先纠正你一个错误，碧云秘境的贺灵兰是我们凭实力拿的，你抢不过就说是让给我们的，未免有些无耻吧？”林崇玉轻嗤了一声，最后冷冷看了他们一眼：“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如若不然，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” 说完，林崇玉都不等他们回话，就大步走了回去。其气势如虹，步伐霸道，十分有王者风范。洛寒都气笑了。哼，本来不打算做亏心事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不做点什么，简直对不起你。洛寒原本还在想，贺铃兰很大可能是假的，他要不要提醒林崇玉一声？现在，呵呵，提醒个鬼呀！ 他要让男主好好感受一下社会的温柔抚摸。洛寒被气到了，林清霄却依然波澜不惊。他见洛寒耿耿于怀的样子，低声说：“不要为无关之人消耗感情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洛寒点点头。拍卖会的入口已经在不远处，进场还需要做些乔装。他们确实该走了。洛寒刚刚动了两步。 天边忽然飞来一道传讯符，洛寒看着上面的红色的朱雀族标志，有种感慨：“来的真巧，再来晚一步我们就进去了。”洛寒把传讯符收起，林清霄见状挑眉：“你竟然不看？急什么？”洛寒这回十分耐得住性子，说：“惊喜要慢慢揭开，走吧，我们先入场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